戈尔这辈子跟我说过的最后一句话，就是让我们替他看着这个世界，看到当年《自由宣言》里想象的途径都实现，再下去讲给他听。他说，他看不见恒星的光扫过沃托了，也看不见灵位出生。 黎明只有一秒。我把禁果系统进行了升级，它现在可以完全屏蔽伊甸园。我打算利用禁果在域外培植一支反污秽部队，以免伊甸园放屁！你堂堂白塔的哈登博士要和海盗勾结，这不是叛国吗？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，沃尔夫？禁果是管委会提出来的，他们用伊甸园监视所有人，却私自给自己设计了特权的屏蔽系统，这就不是叛国，这是联盟运行的规则，总要有少数人掌握特权，所以自由宣言就是一堆废纸了。可以，好的，我们从战乱走到和平不容易。 你一定要亲手毁了现在的一切吗？哎呀，不是我，是管委会，空头支票开出来的和平，迟早会结束的。你第一次跟我说这些，我就劝过你，看在兄弟的情面上，你别让我为难。放心，我不会让你为难。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对话，如果你要举报我，请便。阿登。 我会把你此时的想法和信仰录入禁果。假如有一天你变了，希望你永远也不会用到。顺心文化出品，晋江文学城，Priest 原著，大型未来星际广播剧，《残次品》。 第十二期，安将军，他们好像打出了通行证。哦，我这辈子还真是第一次看见林敬恒示弱。他域外的朋友给他搞来了军用物资，怎么没给他顺便送点兵来？包围他们。将军，按照规矩，我们不能攻击非武装平民。我下令开炮了吗？ 将军，反乌会在往民用航道方向蔓延，护卫队撤走没有？将军，安克鲁堵住了航道，拒绝对话，怎么办？图兰，你拦一下反乌会，护卫队还在半路，不能让他们上民用航道。遵命。但是将军，一定让他们快点我最多能拦住反乌会半个小时，否则就要我老命了。这个安克鲁是什么样的人？安克鲁看起来没什么心机，嬉笑怒骂，有时候还有点粗鲁。 但他在陆星旧部里头人缘非常好，他曾经给陆星当过亲卫长，后来表现突出，被陆星放出去锻炼，本想让他攒一点军功，几年后升少将调回军委。没想到，陆星没等到那天。嗯，有时候你很难分辨一个人到底是待人真诚，拿真心换真心，还是心机深沉，手腕圆滑。准备机甲，再给安克鲁发一次通讯请求，我要找他说话。是将军。 将军，林敬恒发来通讯请求。林敬恒，有时候真觉得这个世界不公平。同样是在前线，把脑袋别在腰带上，出身于乌兰学院还是没有出身，待遇天上地下。这个林上将，起点就站在别人的终点上，自己却走出一条这样的路。 反正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是不能理解，我和他没什么好说的。队长，反乌会在民用航道越走越远了。妈的，开炮！队长，反乌会封锁了周围的跃迁点，他们有百十来架重甲，把我们包围了。诸位，我们今天的任务，不是在这歼灭他们。我们，贱人，闪开！ 撤！卫队长，看航道图。妈的，再撤就暴露平民和护卫队了。他们这是被时空裂缝卡住了吗？怎么还没走？护照毁了，护照受……闭嘴！将军，安克鲁再次拒绝了通讯请求。将军，我们这边撑不住了。护卫队，导弹开路，打过去。有，粒子炮充能了。我就说，他林敬恒玩什么星际人道主义的过家家。 准备，将军，一旦我们先开火，通行证就会被视作无效。准备开火，安将军，您要看看这个。等一会儿，联盟那边传来的消息，各地中央军都回应了，他们在找您。嗯，收缩两翼，转为防御阵型。先生，对方好像准备退兵。等等，先不要开火，捕捉到了对方加密的远程信号。 似乎是来自遥远星系外，反污会的跃迁点和通讯技术不能白学。我试着破解一下，不行也没办法，毕竟人家的技术还没吃透。将军，叶里夫死因成谜，死后个人终端信息又那么快被泄露，所以小蜂鸟要塞的人现在不依不饶，坚持认为他是被暗杀的，把现场和叶里夫遗物查了个底儿朝天。为什么动静这么大？查出什么了？很多。 最重要的是，他个人终端里有一套东西，直接指控当年陷害陆信将军的，就是联盟中央的伊甸园管委会。陆将军是被联盟中央鸟尽弓藏的，这事还有谁不知道？你接着说，当年陆信将军执意要求第八星系的军事自治权，碰了联盟中央的逆鳞。当时有人向伊甸园管委会举报，说陆信收养林敬恒是为了得到劳拉·格登的禁果。 这里面涉及了大量的绝密记录与文件，包括举报人的身份和原版音频，不知道为什么被叶里夫拿到了，现在已经公之于众，各地中央军哗然，各星系都在停火，要求天使城给个说法，否则就不再效忠于联盟。将军，请问您下一步指示？你刚才说的禁果是什么？是传说中能完全屏蔽伊甸园的程序。 现在正好能解释为什么林敬恒还活着。别废话，谁还没有几个伊甸园屏蔽器？自由宣言在上，这有什么犯法的？不一样，安将军，普通的伊甸园屏蔽器屏蔽的只是伊甸园的功能，但人机交互的相关数据都会被伊甸园记录在案。如果系统判断出一个人有反伊甸园和反联盟倾向，就会上潜在名单，这个人就会被监控。一旦有越轨行为， 联盟立刻会把他掐死在摇篮里。怪不得破案率这么高，原来是做到了早发现、早预防。我也在这个潜在名单上吧？呃，但禁果不同，禁果是白塔叛逆在伊甸园上开的秘密后门，他能隐藏一切行踪，修改数据库，甚至可以按照既定人设，自动将这个人的一切数据修改成符合设定的样子。 也就是说，禁果对于伊甸园是真正的恐怖主义，是一个保护伞，能把犯罪分子伪装成好人。对，所以伊甸园管委会必须要得到禁果，否则他们不知道内部藏了多少鬼。而陆信必须死，因为一个没有心怀不轨的人是不会私自持有禁果系统的，即使还没有犯罪，未来也会。他们捏造罪名，伪造证据。 这一系列事件真相都在管委会里留有记录。从叶里夫那里泄露出来的资料看，他们把这项行动叫做“猎鬼”。管委会利用伊甸园放大了民众怀疑、不安、愤怒的负面情绪，这样，陆逊将军的全民审判结果就是预定的了。怪不得陆逊将军分明没有做过那些事，却要在公审前夜仓皇出逃。 告诉远在各星系的列位同仁和战友，我与兄弟们同在，撤。将军，第七星系中央军突然走了，走了，运载星舰全速撤离。对方给您发了一条留言。哦，第七星系中央军司令安克鲁问候林上将。我还记得三十多年前陪同陆逊将军参加您的入学典礼。时局纷乱。 各自保重。啊，远程加密还没破解完呢，这意思是说，他举着导弹截道截了一半，突然想起自己还参加过你的开学典礼，心一软叙个旧不打了。防护罩失效，防护罩失效，我们的一个武器库已经被炸毁了，离月前点不到两万公里了，不能再退了。队长，我的弹药用完了。 求启动自爆程序，掩护我！我还有一发导弹。上队，把遗言都发出去。入伍至今，这套词儿我听过很多遍，还是头一次自己亲口说出来。可是传统毕竟是传统，再羞耻为人了。诸位，假如在宇宙中粉身碎骨，残骸将漂泊于永夜。有朝一日。 在碰撞中湮灭，成为星星的一部分；而灵魂将重回故里，回到你出发的地方，你誓死守卫的地方。自由宣言万岁！卫队长，林将军传令，紧急跃迁，撤！王八蛋，非得等我表演完再说吗？所有人，紧急跃迁！ 现在联盟是什么情况了？叶里夫的秘密档案曝光之后，不到三个小时，伊甸园试验基地遭到了不明武装的袭击，整个基地灰飞烟灭，而伊甸园的代言人林静书不知所踪。哦，伊甸园的基地被毁了。是的，这次攻击被认为是明目张胆的报复。随后，联盟各大军事要塞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袭击，星际海盗也跟着趁火打劫。闹成这样，联盟中央应该会有所反应了吧？ 叶里夫事件二十四小时后，联盟中央发表声明，承诺严查陆信将军一案中所有涉案人员，将尽快确定各种信息来源的真实性，呼吁各方保持克制。但已经无法控制局面了。第八星系呢？林敬恒已经撤走了七八星系边境的居民。反乌会上次被我们跟林敬恒夹击过以后，损失惨重，也收缩了兵力。哼，叶里夫是不是联盟内奸？林敬恒是不是勾结了海盗？ 现在都没有意义了。各地中央军既然群情激愤，应该已经确认过了这些文件的真实性。我一开始以为叶里夫被自杀是海盗搞的鬼，是为了把林敬恒摘出去。现在看来，这件事比想象的预谋深远得多，是有人把水彻底搅浑了。联盟的，不。 是整个新兴力纪元文明的基石被打碎，荣耀与自由宣言都成了谎言与笑话。我们下一步怎么打算？按兵不动，等。你先出去吧。是。联盟议会紧急决定，将伊甸园管委会所有议员全部控制起来了，元帅。 一会请求和您通话。告诉他们我心脏不太舒服，在医疗舱里躺着，让他们等。好的。呃，给我看一下那段视频吧。劳拉·格登出逃之前，曾经去见过露西一面。林卫将军当时没睡。 站在窗户后面，眼睁睁看着他走了。那天正好是我值班，他林将军不让我声张。林将军说有一样很要紧的东西，戈登博士不信任他，现在只好把他交给别人。这个人曾经是灵卫将军亲卫团的一个护卫，有个空脑症弟弟。金恒被陆信领走的时候。 从林家挑了个人跟他走，就是这个护卫。后来陆逊把他安排进了自己的亲卫团。您知道，在伊甸园的世界里，没有控脑症的容身之处。为了弟弟，他出卖陆逊，和管委会做了交易。但他在管委会偷听到了猎鬼的事儿，又后悔了，把这事告诉了陆逊。手术两端。 最后，他也没落什么好下场。因为这个两面派的举报人，又因为鲁辛死后，他们怎么也查不到金国在哪儿，所以管委会渐渐相信，金国可能真的不在鲁辛手上，随着劳拉·戈登的自爆而消失了。对，他们唯一动不了的，就是战鲁。 占路的备用权限在靖恒那儿，那孩子因为这个被监视了很多年，但据说他的各项数据都很正常，太正常了。适当的愤世嫉俗，适当的尖酸刻薄，适当的抵触伊甸园和联盟中央，偶尔偏激起来甚至越过了安全线，但整个人又基本是安全的。 这种数据如果也是伪造的，那就太可怕了。他那时毕竟才十几岁。这么多年，经国系统始终默默的运行在战炉上，兢兢业业的伪造着一连串的数据。看来，陆逊从来没有告诉过林敬恒金国的深层运行逻辑。他可能一直以为金国只是个屏蔽器。 为了保护那孩子，陆逊什么都没说，包括他与伊甸园管委会的种种，也包括他曾经在晋国的名单上见过我。啊，这照片中间的是我，看得出来吗？ <laughs> 我都没有样子了， <laughs> 哪里轮廓和五官？ 都没怎么变。另外两位是哈登博士和林格尔元帅吧？嗯，我们仨从小在一起，现在他们都没了，都没了呀。哈登当时执意要用晋国与海盗合作。 那是我过命的兄弟，我不可能举报他、害他。能做的只有和他断绝来往。还没完，趁虚而入的光荣团还在沃托，反污会里的垃圾也没清理干净。我答应过格尔和哈登的新世界，还差得远。 联盟这点苟延残喘的力量，我暂时还不能放弃。您说，靖恒，他还不知道靖国是什么，但这样沸沸扬扬，第八星系再闭塞，他也总有机会知道，总有机会看见那份名单，像陆迅一样信仰崩塌，太可怜了。 我不想这样，我希望他能活得像个英雄，也死得像个英雄。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？嗯，那静书呢？再怎么机关算尽。 也不如从小潜入伊甸园管委会高明。我们这些老东西，都小看他了。管委会啊，真的是有毒的土，长不出正常的花。要尽快找到他，不能让他不明不白的失踪。你尽快联系人发一份声明，宣布联盟内部全面清剿鸦片，告诉民众。 这是管委会在伊甸园后的阴谋。发布林静书的通缉令。单数人出列，上前一步，排成两排，给他们武器。后排的人拿起斧子，用最快的速度杀死前面的人。被杀的人保持立正姿势，直到死亡。静书来了。 坐吧。鸦片二代看来很成功啊，二代压制一代，将来我们会造出三代芯片压制二代，鼓励大家不断的往上爬，阶级分明，效率也高，这样的社会才是理想社会。蠢货们就应该有蠢货的活法，不是吗？你妈妈当初做这个芯片的初衷，不是这样。 <laughs> 我们没有得到完整的技术，只能自由发挥了，对不对，哈登博士？唉，你把战局搅成这样，不怕白银十位被堵在路上，林敬恒在第八星系等不到人用吗？白银十位难道还会主动掺和进这种烂摊子里吗？再说，他之前被困第八星系，不就是因为缺少武装吗？现在敌人们的目标都转移了。 他手里有兵又有武装，还在第八星系耗什么？哈登爷爷，林敬恒没有那么傻的。先生，远程通讯请求，来自白银第三位托马斯杨。接。将军，航道被封锁，我们目前在第二星系的星云中转站，这里汇聚了至少六百多万难民。海盗自由军团目测五十多架重甲正在朝这边靠近。 要强制给所有人注射生物芯片毒品鸦片。我和柏松在天使城的时候和静书小姐接触过，但她拒绝跟我们走。现在听到的消息是林小姐失踪。抱歉，将军，我们当时强行带她走就好了。白银第三位已经集结完毕，现在我们是紧急跃迁赶往第八星系，还是留下来保护星云中转站？请您指示。哼，强买强卖鸦片的海盗。 给自己起个名叫“自由军团”，这是要嘲讽谁？白银十位，当年选择宣誓效忠的是什么？你们不记得了吗？请示我干什么？先生，来自白银第一位的远程通讯请求。先生，来自白银第六位。先生，杨卫队长传信，说“自由宣言万岁”。 静姝，这种实验，未免有点过于残忍了。你是说，对于杀人者还是被杀者？我觉得，最残忍的是把一个小女孩独自一人留下，接受管委会那么多年的实验吧。如果这个世界亏待你、伤害你，每个自以为无辜的蠢货都在你的心上吸过血，你还要原谅，还要以德报怨，还要做所谓，那叫什么？正确的事。 那你也是有罪的，因为你让死去的好人含冤，你让活着的愚人依然心安理得于自己的无辜，你让历史落入可耻可鄙的蝼蚁总有悲情英雄来拯救的俗套，你咬牙流血咽下的仇恨，让这个故事变得虚伪又丑陋。孩子，在你心里，就没有公义和人性吗？我就是人性。什么是人性？人性就是饿了要吃。 渴了要喝，别人对你好，记住他，回报他；别人践踏你，不惜一切也要报复回去。这是天然的人性。所谓公益， <laughs> 那是一种自我陶醉的变态，也不会有好下场的，让人恶心。秘书长，移民现在什么情况？ 还在卫星中转站上休息，他们的个人终端会陆续纳入启明星社会保障体系。顺利的话，一个礼拜能完成吧？按照我们的计划，光是启明星和周围几个卫星就足够安置六个亿的人口，这点移民不算什么。嗯，目前各部门正在紧急统计所需岗位数量和要求的资质。哎，陆老师，就差你们工程队啊，不，工程部的了。工程部需要的人很多，愿意来都可以来，安排得下。证书和学历都不用。 不过，专业资质还是要的。进来以后考个试，通过了的可以直接上岗，不然就去培训。总体松进严出原则吧，替我提醒他们。培训期可没有高薪呢，只有低保，让大家想好了。三 d 建筑打印机这几天一直在赶工规划民居区，已经因为过热炸了十六台，都送回维修厂了。嗯，效率还挺高啊，就是这个。 这些居民楼的建筑外观为什么是马卡龙色的？这是谁干的？太有碍市容了吧！从天上一看，跟铺了一层牛皮癣似的。令尊，哼， <laughs> 老波斯猫的少女心还健在呢。从他当年装一童到现在，好几百年如一日啊！刚我没说，你们父子俩这不靠谱是遗传的，关键时刻。 都缺条狗链。哎，我怎么了？没事爱往前线凑。嗯，我我可是有事儿才往前线凑的，将军。所以说，您这是亲自送我回启明星吗？押送，对接轨道，测验迷药，准备降落。是先生。 <laughs> 真好，我们回家了。回家。 <laughs> 没想到有朝一日，这个词儿。 也能让我产生归属感。我们回来了，总长他老人家想不想我呀？你小子怎么又跑到前线去了？不是说在移民卫星中转站里好好待着的吗？我就是在卫星中转站里接待移民来着，是林将军他们回来顺路把我捎回来的，是吧，林？陆必行，在当你代表第八星系的时候，你的生命就不单是你自己的。 他还属于所有公民。你看看你那德行，跟个靠不住的小青年一样，成什么样？ <laughs> 可我本来就是个靠不住的小青年呐，总长，您怎么才意识到这个问题？我，是我安将军，艾伦秘书，晚上好。听说联盟已经乱成一锅粥了，找我有何贵干呢？ 你说林景恒准备炸掉跃迁点，隔离第八星系的消息，证实了吗？这段时间他一直在转移七八星系边界的居民，应该不会有假。既然这样，那我们就来谈谈合作吧，潘将军。洗耳恭听。陆信忠诚于联盟。 威廉盟出生入死，却发现他的老师、朋友、前辈们都在鼓励别人使用伊甸园的时候，想方设法地屏蔽他，保护自己。他毕生为每个公民追求自由平等，而这些人决定在全民陪审的时候判他有罪。他飞出沃托的那天夜里，真的还相信那些他为之拼过命、流过血的东西吗？ 仇恨酝酿多年的阴谋，把自己变成一个死而复生的幽灵。我沉入。 的沼我沉入了深渊，我迈向腐烂的根系，刺穿虚伪的温世界上每一个命运的转折，都伴随冥冥中一点的运气。我抬头望，是头顶黑色的星空，呼唤自由，将这世界都要粉笔。不停的旋转，脚步踏在逼近，咱还在漂泊，找不到的轨迹。人世的悲欢是灵魂的联系，追寻的星星，哪怕会被烧成灰烬。也只是冒险，何必觉得累？ 狂风在咆哮，信仰又何为？朋友就跟我走，脱下你的镣铐。宇宙的碰撞，生死守卫祷告。这就是人生带给你的痛，灰烬中重生，吹不灭的风。光芒却荒凉，是古老的星空，悔恨的望，遥不可及的黑洞。古老战歌，点燃最后的花火，信仰。 人生是冒险，何必觉得累？狂风在咆哮，信仰又何畏？朋友就跟我走，脱下你的镣铐。宇宙的碰撞，生死守卫祷告。这就是人生带给你的痛，会经受重生，吹不灭的风。光芒却荒凉，是古老的星空，悔恨的网，遥不可及的黑洞。 cool. 觉得累，狂风在咆哮，信仰又何为？朋友就跟我走，脱下你的镣铐。宇宙的碰撞，生死守卫祷告。这就是人生带给你的痛，会烬中重生，吹不灭的风。光芒却荒凉，是古老的星空，悔恨的汪洋，不可止的黑洞。